锵锵三人行，哎，陈丹青老师来了，嗯还有咱们文道啊，嗯，我现在很希望在广东啊，文道，嗯，因为我今天可看到了这个辐射尘呐，嗯，还没到广东，嗯，但是咱们这上空，嗯，全是，哎，我已经觉得有点不舒服了，我已经觉得， <laughs> <laughs> 真的，你这见 <laughs> 风是雨啊，不是因为啊，我跟你讲，我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啊，我也认为，谁能保证他全知全能？谁知道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消息，说咱们空气中有这个东西啊，是，我就开始。当然你要，你你说到这个问题啊，恰恰 <laughs> 显示一个什么事儿？就今天关于全世界啊，各种关于日本这个这个事儿，很多阴谋论，很多怎么样大家都不相信核专家，嗯，但他恰好点出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嗯，谁能告诉我们这核辐射没影响没事呢？一般我们都信这个核专家，对不对？嗯。 但其实呢，这个这是有共识的，这真不用怕。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又不信核专家呢？因为你想想看，谁会大学的时候、硕士、博士跑去念这个东西？这是个很冷门的东西。念辐射？对，你念研究这个核子能这个东西啊，你念完这个出来，你干什么呢？你告诉我。嗯。 你你能做什么工作？居里夫人怎么死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所 <laughs> 有这些人啊，在欧美这些地方，在在很多国家，包括甚至在中国，大家的看法是：你搞这一行，你研究这一行，你的出路就是要不就帮这个核电公司打工，你就算是大学，你也是老给这些人当顾问，挣点研究费。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要找到完全独立的。 没有任何利益背景纠葛的，嗯，这方面的专家，嗯，是很困难的，嗯。因此，现在很多媒体就说你到处去问人说这有没有问题，都跟你说没问题。但问题是你在看这些背景，你说这个能信吗？所以这个就特别麻烦。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咱们这个陈老师跟这问题纠葛可太深了，也 <laughs> 研究这个。作为一位慈父啊，切身感受啊，他的女儿现在正在东京，东京对。 问题他就在地震那一天回了东京，他在中国待了一年，呃，然后他呃那那儿有份工作，就教教教语言什么这些，他又去做志愿者去我先我先打断他一下，我怎我怎么知道呢？ <laughs> 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啊，想要那个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这个资料片啊，他研究。我还听毕峰说说你全家劝你女儿不要再回日本去。 是他三月十一号下午开始去，就在地震的时候，他正在我正在送他往往那时候不知道是吧？国际机场走，哎，然后呢，等等，呃，手机短信来了，说地震了，我们很高兴，他飞机飞机飞不了了，哎，晚上会回来了，结果还是飞了，飞了飞了，结果七点多钟到到到到成田机场，像难民营一样，然后等到他东京住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啊，Anyway，就我就当然我们就说你快走吧，这样他三月十五号。 啊，就就逃出日本啊，跟她男朋友就跑到加拿大去了啊，跑到加拿大去。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带俩行李，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也不是办法。所以这些日子，他说呃呃，调查了很多数据以后，说好像还可以。东京的同事说没事儿，所以他昨天又回去了，就昨天又跑回，他又回了。你让他回去，啊？我没有办法，劝不住啊，劝不住。他他他是个大研究这个。 <laughs> 就他是个大人了我就我们全都劝不住他，那他就回去了啊。她的男朋友还有个哥哥，还笑他，你跑什么跑？他还待在东京，两个加拿大这兄弟居然在日本已经十几年了，已经讲一口日语啊，哎，这样子完全觉得没问题，是吧？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今天给他打电话，我说，因为他回去时差嘛，睡觉啊。然后今天，今天打通了，我说，你你到东京感觉怎么样？他说很正常啊，就就就跟个水一样，也都正常，就跟以前一样。但是就在他到的那几天，逃走以前那几天，他已经呃出去到处买水，买了买够了两个礼拜的水。嗯然后现在他们买食物，说是都买进口食物。嗯。但问题是日本的食物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嗯嗯。都是进口的。对。现在我只能。 等他自己在那儿判断，哎，因为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哎，这个呃，到底值不值得待下去啊？大家都在往外跑，你还回去？我觉得这是贼胆大。我觉得这，哎，我我当然大家不要学习我啊，但是就是我小心到什么程度啊？我这这个买的这个一个日本品牌的，我订了件衬衫。 一个月以后到货，嗯，我这几天到处问人呢，嗯，我说那他我还能穿吗？没这么严重，文涛，你别这样，你这开始有点危言耸听，你这个，哎，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从那个塔什干那儿买来的地毯，哎，挂那儿就头发开始掉，结果这个地毯是六十年前的核，不是就是几十年前的核爆就已经吸收了很多很多，没错，有可有可能，有可能，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我们要知道它那个福岛核电站的核辐射扩散到什么程度？嗯，当然我们都说东京离开机场的人有时候身上都带点辐射，但那个辐射量又大到什么程度呢？对不对？你比方说现在呃呃，这种辐射量是只不过是非常正常的嘛，比跟我们平常中国城市不会差很远。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我是因为啊，对这个有深深的这个怀疑感。 对这个世界啊，不相信，有强烈的不相信感，觉得所有专家背后都有，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个人叫平井宪夫，在日本核电站打了一辈子工，身患癌症，最后成为一个反对核电站、到处演讲的人。是他就跟你讲啊。 他就讲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他说你以为设计的那么完美无缺吗？他说但是现在在日本，我想他日本他都说是这样，他说有真功夫的老师傅太少了，嗯嗯，安装的时候啊，和这个螺丝啊长点短点松点紧点，嗯，他这个他说你知道吗？核电厂里边铁丝掉到原子炉炉，工具掉到配管里卡住的这个这种小疏忽啊，层出不穷，因为老师傅少。 因为就像你说的，愿意去核电厂打工的这个人少，包括一个电焊工吧，日本人做事情那么认真，都都这样，担心这个，而且他就说这个这个，就说这个菜鸟们像堆积木一样堆起来的核电站。嗯，我跟你讲，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挺挺瘆得慌。嗯。说记得有一次，运转中的核电机组有一个螺丝松了。嗯。排射出的辐射量很惊人啊！锁这根螺丝。 我们准备了三十个人，嗯，这三十个人离螺丝七米远的地方一字排开，嗯，听到预备跑，嗯，冲上去一个，你只能拧三下，你就得撒腿跑，你身边那个监测仪啊，嘟嘟嘟，你就得走开，不行了啊。他说，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可不可以好整以暇的把这个螺丝嗯拧得非常？ 好，嗯，所以他认为这种核电，他是工人呢，嗯，他这种核电站，他认为就说公司里平常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啊，他是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照他你看他这里边打打过工的，你看现在这个说知野幸男这个官方长官，嗯，他们说将来可能就是日本首相了，对，因为这次监监制人崩溃了，对对对，就说他做的不错嘛，咱收到的情况感觉就是彻底对付不了了，嗯，没错，东西越闹越严重，没辙，你就没有想到啊，怎么会这个呀？ 哎，你还别说我这种人，就怎么着啊？你这空气里有辐射尘，你说对人体没影响，可是这个老百姓啊，嗯，他是能躲就躲呀，能不买就别买啊！你这个东西太可怕了。但是问题是，现在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你知道，就是这个德国有一个就是保时捷和奔驰的那个州，叫什么巴福州啊？嗯嗯。啊，是是叫巴福州吧？不是，反正就那个州吧。那个州啊，执政了五十八年的。对。 老政党倒台了，嗯，倒台了，就是因为他他这个州主要就是靠这个核电站，嗯，突然间一弄上来，这个本来这个胜券在握的，他是民党的嘛，那个州长，他们执政了几十年，然后呢，他们一直是立足搞核电，甚至，嗯，他那个候选人就现任的州长就一直说核电没问题，嗯。 整个宣传海报都这么讲，那个州最反核电的呢，就是德国有名的绿党，绿党环保党嘛，对不对？一直攻击，声势本来差很远，就在选前还不到十天出了这个事儿，那边就基民党马上也要想改变，海报都改不及啊，你知道吧？结果现在就绿党首次执政在德国地方州里面，我觉得这个核这个东西啊，真是就是。 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你而且日本民族啊，有这个记忆。你知道这次日本大地震一出来，成了个电影聊天。嗯，很多人就说多部电影不都讲吗？有这个什么日本人拍的，还有这个黑泽明的一个电影，著名的那个梦。嗯，对，他的梦其中有一段，有有一段就表现日本人对这个核的这种阴影嘛。咱们可以放一段，体会体会。嗯。 赤いのはプルトニウム239あれを吸い込むと1 0 0 0万分の1グラムでもがんになる黄色いのはストロンチウム90あれが体の中に入ると骨髄にたまり白血病になる紫色のはセシウム137 生殖腺に集まり遺伝子が突然変異を起こすつまりどんな子供が生まれるかわからないしかし全く人間はアホだ放射能は目に見えないから危険だと言って放射性物質の着色技術を開発しちゃってどうにもならない知らずに殺されるか知ってて殺されるかそれだけだ 死神に名刺もらったって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我为什么觉得对这个世界啊就充满深深的不信任？嗯，因为你闹不清法治局面的那些人，他们后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你像这个，他们这儿说，就说曾经当过日本原子力局长的岛村五九，嗯，在当过局长，他写一本书说。 日本政府的核能政策只不过是自圆其说，其实根本就没有电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不敢明着拒绝美国的日本一口气盖了太多核电厂，搞得自己手上囤积了一大堆这个油和布，那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世界各国都在怀疑日本是不是在造核武，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所以就。 这核电厂，嗯，来来来用这些个油和布，嗯，你说你要是这个，咱咱咱咱这说起来，对，这个就是一个德国有一个呃社会学家专门研究现代化风险问题，哦，贝克，贝克，对，哎，我，在北北京还跟他有过一次短的对话，啊，就其实地震，我们现在已经忘了日本这是灾难是始于地震海啸，对，地震海啸是古典的灾难，太古老的灾难，哎，但现在我们谈的都是辐射，是核核核辐射。 核辐射其实就是整个现代化以后的代价之一啊，一个大风险。所以这个这其实是个现代化的一个一个神话。 是，神话。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然后渴望现代化，而且差不多已经已经在器物上大部分现代化。嗯，呃，但是前年呃呃是早零八年吧，就是湖南大学全县这个这火车停顿，有很多文章讨论这件事情。那有有一个一个先生叫牛陇飞先生，是兰州的一位学者，我认识他，他写了一篇，但没有被采用。他是唯一一个提出来，就这是现代化风险机制没有弄好啊。他吃什么？ 就是你别以为你有铁路、飞机，整个现代化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框架，这个国家就已经进行现代化。然后现代化它给你一个错觉，就是最先进、最安全、最最最牛逼的。是，哎，但是。 嗯，贝克就提醒大家，你知不知道它的另外一个代价是什么？嗯，啊，对，那我相信核核核辐射就巨大的一个代价。对，你核人类从来没有过核，二十世纪是原子弹的世纪。这蔡国强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最最好的一件作品。但问题是核辐射。对，啊。 你能发电，你能干这个干那个，对，嗯，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对，哎，等到风险过来的时候，整个一个群体性的代价，你不能老认为你玩得转，哎，对，分分钟玩不转。而且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过去啊，像地震、海啸，就你说古典风险啊，就你原来没有核子发电的话，你地震完、海啸完就地震就海啸了，对不对？ 现在，现在日本这回事，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那么麻烦？它是复合型灾难。嗯嗯，它不只是地震，对呀，它不只是海啸，对，它出现了一个以前光是地震、海啸出现不了的东西，就是这个核辐射。嗯，它是这么连续的引发下来。那这里面你就看到贝克他一直强调一点，就是现代技术的风险。我们现在社会是个技术社会。嗯，它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它的一个特点是。 我们并没办法准确的估量它最后的规模。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做基因研究，嗯，很多人就预言未来十年、二十年，人类最危险的还不一定是核，嗯，是某个实验室的生物实验出错，嗯，不晓得出了什么东西，嗯，你是不可估计的。嗯，第二就是这些风险。 你需要了解它或者创造它的那些技术的那种技术那种知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拥有的，都不知道的。嗯，因此呢，就会出现什么？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给日本订了衣服还敢不敢要？其实我们都不懂。 <laughs> 你对呀，对不对？你比如说地震，而且我也不太懂。科学家科学也是有限的，也有限。你怎么知道你全懂呢？ <laughs> 对你比方说，你像这个地震。 我们也都不太懂，但他挣了就挣了，就算对不对？但现在这些风险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可估计、不可估量，而且没有专业知识去理解它的。那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更严重，嗯，就是从发展这些技术，嗯，里面获利的人，嗯嗯，跟承担这些风险的人，嗯，是两拨不同的人，对，这有个风险承担不不平等，对，你比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你这个福岛核电站这个事儿，我觉得最惨是什么？嗯，当地居民里面有一帮人，嗯，其实反对这个核电几十年，是就在出事儿前，他们是定期的，出事儿前一个月，嗯，他们又在外面又举旗，嗯嗯嗯，说我们反对这个，我们反对，嗯，这些人恐怕现在都没了，嗯，就你想想看，就是当地老百姓出事儿的时候，首当其冲是那边老百姓，对。 但谁从这个核电站里面获利呢？第一是东电的大股东，对对对；第二是远在他方享受电力的人，对，对嗯，这很不公平吧？是是，就你等于说你在某些地方建个什么站，建个什么东西出了事，那边人承担获利的时候，平常别的地方人获利，风险还不是首先影响你？ 包括这个核废料，嗯，他们讲啊，咱们很多东西咱们都不了解，嗯，他说，比如说这个东京的一个不是日日日本一个大学弄的一个什么原子实验炉，嗯，好像说是什么一百瓦的，嗯，然后呢，就是这做实验的嘛，但是你知道这个废弃了呀，嗯，废弃了都是要非常花钱来处理这个玩意儿，哦，那最后一算说处理这个相当于这个大学啊一年的预算，对，嗯对，没法弄。 然后呢，就有人说了，说那有的是一百万瓦的这个核电呢，你就是废弃它，嗯，它得多少长时间的半衰期？我觉得这个啊，就咱们太托大了有点儿。呃，这个就是人类聪明的代价。你刚才说那几条，还得加上一条，就是科技越进步越高端，嗯，它的风险就越大，没错，越不可测。 啊，没错，说起来是这这一部分科技可能是为了对付前期发生的一个风险，哎，最后他有办法对付了，但是这就是魔魔魔魔道之间的关系，嗯，有时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时候道高一尺，一尺魔高一丈，嗯，你什么时候知道？因为就循环了嘛，啊，没错，你你比方说像这个为什么这几年大家本来核电这个东西就。 切尔诺贝利之后，大家都很反对，但最近几年又流行，嗯，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全球暖化问题很严重，嗯，那发现核电这个东西呢，相对之下成本比较低，嗯，更好的是什么呢？它可以呢，就是防止这个气候暖化，它的废气好像感觉比较少很多嘛，对不对？ 所以这几年又流行，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东西去解决另一个东西带来的问题，嗯，但这个东西本身会产生什么问题，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并不太清楚的。所以就说那个萧伯纳不是讲过那么句话吗？就说人类很少，呃，没没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什么科学发明是同时带来了同样多的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么瞎瞎瞎瞎瞎转。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陈老师，我倒不明白为什么你女儿这个不去西方美国，她去日本呢？去日本上学呢？不，她不是去上学，她是工作啊，她是工，她是工作。那那她为什么喜欢去日本呢？她喜欢日本啊。那你呢？日本，我也很喜欢日本。嗯嗯，那是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同时保留的所有所有传统，嗯，东方传统的文文化啊。 对，你去过就知道了。但是这么成功的现在，所以现在人家想起日本呢，就觉得好凄凉的感觉。一个那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是吧？我觉得更凄凉的是什么？就我原来一开始呢。 他发生这个地震的头一个礼拜，嗯，我觉得他的政府在防震方面做的好像还是有板有眼，还行，嗯，比如说没有没有出太大的问题，比起阪神地震，它真的是进步了，那是我这么讲。但后来神户呢也好多了，对，就是比那时候好多了，但是在处理核电问题上，你就看到他现在是糟的一塌糊涂，他的政府。 东京电力，就我觉得最凄凉的什么？你越是看到日本人普通百姓，嗯，那么守礼，嗯，那么秩序，在这时候那么坚持的过日常的生活，嗯，他们上头那帮人，嗯，就又病假又什么混账成这个样子，东京电你就越凄凉，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么好的日本国民，嗯，不应该是拥有。 就就就不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领导的精英阶层吧？嗯，就你觉得这个领导精英阶层是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国民吗？我就觉得他们很惨的地方在这，这也就是过去十多年很多人在争论，就是日本是不是进入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嗯，就他的整个精英阶层到底怎么回事？而且这一回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啊，日本人他的过去像他的官僚体制啊。 他非常官僚的一个社会，他这么一个官僚的社会，像阪神地震的时候，他那时候他就是走官僚程序，延误了救援的时机嘛，被人骂。好，结果后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写了一大堆的规则，地震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所以这回地震一来，按照那个时候的经验写的教科书本子，啪啪啪啪干就没事儿了。但是以前从来没人告诉过你。 核电站出事儿怎么办啊？所以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做法。我看了他们干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没法抵御的力量，你知道吗？它跟别的东西不不无色无形，嗯，看不见。这个东西它这个半衰期就这么长，到你到就变成内照射。嗯，你知道吗？你根本躲不了。他们说处在金属那个核废料处在金属罐里啊，嗯，日本人呢扔在海里，嗯，但是。 海水会生锈啊，那个慢慢生锈了，就又会漏，都不知道那里边的鱼，都变成什么进入食物链。你这个玩意儿啊，反正现在不是裂了一个裂缝吗？你看水泥也封不上。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对，你不知道，你像，假如这事儿你说在中国。